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八集。洛涵一时气劲上头，但是发泄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林清霄愿意主动解释，他还是忍着气听完了。洛涵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 片刻后，问：“你这是怜惜吗？”怜惜，林清宵说：“算不上吧。大概叶崇玉等人说的不错，我确实是一个很冷血的人。如果不是他对我有恩，我其实并不会理会的。”“真的？真的。林清宵说完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，说道：“外界会那样传言。” 想来还是不了解我。我若真喜欢什么人，把他从另一个男人手里夺来之后，绝不会让他有机会离开。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但是人一定要在我眼前。洛寒听着后背一凉，他为什么说这种话？应该是我想多了吧。洛寒本能沉默，完全不敢接话。林青霄等了一会儿。 见他还是没有坦白的意思，问：“你没有什么想说的？”我不喜欢别人隐瞒我。洛寒为难，这让他怎么说呀？他低低叹了一声，如实说道：“有一件事我还没想好，可是同样有一件事我很确定，我一定要回到原来的时空。我已经失信过一次，不能再让他等我第二次。”林清霄的心猛。 沉下去，他心里一直隐隐有所猜测。但如果真是同一个人，洛寒就如此偏心？两人沉默的走了一会儿，身后的亲卫跟了好一段路。他们见陛下和洛姑娘大概说完话的样子，才壮着胆子上前说：“启禀陛下，无忧城主来信。无忧城的消息查出来了。”洛寒立即收敛起神色。 林青霄回神，淡淡的说：“呈上了。”林青霄的语气很平静，但是亲卫莫名打了个寒战。他赶紧将无忧城的折子递上去，然后快速告退。林青霄打开看时，并没有避讳洛寒，洛寒很轻松看到上面的字迹。他看完后，林青霄才收起折子，说：“看来巫族灭族一事，和叶崇玉脱不了干系。” 无忧城的情报上说，叶崇玉在云梦寒坠入诛仙台后疯了般寻人，后来随着河，在一个岸边找到了云梦寒。叶崇玉立即将人带回魔域。后来叶崇玉还悄悄派人去了大荒一趟，干了什么无人得知。然而自此之后，叶崇玉就如有神助，在魔域势如破竹。不难猜测，叶崇玉第二次去大荒是为取巫族人的女娲血脉了。 与梦寒日夜和叶崇玉厮混在一起，一心只想着爱情。从他身上套出玉净瓶和巫族的事儿，想来不难。洛寒抱有同样的猜测，他叹道： <sighs> “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叶崇玉还以雪中送炭的姿态接纳巫族大祭司，主动帮大祭司调查巫族灭族的事，就太可怕了。不过还有一个疑点，如果叶崇玉真的掌握了巫族的血。” 为何上古禁术的威力没有完全施展开？你怎知禁术没有完全施展？我就是知道。好吧，林清霄不再追问，妥善接受了洛寒的信息。以我对叶崇玉的了解，他想要解开封印，却又不想完全解开封印。他想做的，一定是让上古禁术为己用，以巫族血为引，彻底炼化禁术。最了解你的，一定是你的对手。 林青霄、猜叶崇玉可谓一猜一个准儿。洛寒听了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玉净瓶就是一个魔盒，他们以为放出来的是力量，其实是魔鬼。魔神擅长伪装，尤其擅长蛊惑人心。他又被关押了那么多年，早就变质成一个怪物，想要掌控禁魂绝无可能，最后只会被禁魂反噬，拖六界一起受难。 仙魔大战不是洛寒的责任，就像洛寒不会管狼群内斗，这是物竞天择、内部竞争。可是威胁到六界的东西，比如禁魂，就是洛寒的事情了。既然他的封印没有完全解开，那我们就有机会。我们需要找到封印他，或者彻底杀死他的办法。洛寒说完，顿了顿，语气变得坚定：“杀死他最好，封印治标不治本，唯有他彻底死了，我才能安心。” 安心的离开，林青霄在心里替他补完这句话。不过解决禁术同样是林青霄的想法，他身为天帝，就要有为君者的气量，不可能为了区区私心姑息禁术。林青霄见洛寒似乎有想法的样子，问：“你有什么办法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该去问谁。”“谁？”“菩提树。”林青霄没说话。 洛寒见状，赶紧补充道：“我不是为了私心，我是真的想解决问题。菩提树是现存唯一一个在女娲身边待过的灵物，这种事情只有菩提树知道。”林青霄垂眸看他，洛寒以为他不会答应的时候，却见林青霄淡淡点头：“好。”他明知道洛寒想见菩提树，一半是为了解决上古禁术，另一半是伺机询问回去的事儿。 但他还是同意了。父母偏心，连他也是。谁更被偏爱，真的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。洛寒带有菩提木令牌，这还是天启纪时玄龟给他的信物。洛寒拿出菩提木令牌，用法力感应，令牌上发出微微的绿光，绿光一闪一闪，渐渐脱离令牌，如萤火一般四处散开，融入到四面八方的树木中。 树木不会移动，可是拥有庞大的根须，通过树木根茎迅速地将消息传到远方。洛寒施法时，林青霄一垂眸就看到他手里的东西。他记得洛寒调到仙魔大战时，手里也握着这块木牌。这是不是说他回去的关键就在这里呢？林青霄看了一眼，若无其事地将视线调开。 洛寒找不到菩提树的痕迹，只能被动等待菩提树的回应。洛寒叹气说：“希望这次他能尽快听到。”林清霄问：“你之前也找过他？”洛寒轻轻瞥了林清霄一眼。林清霄若是想要套话，当真是无孔不入。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的说：“没错，为了找他，我们还专程去了东海，可惜一无所获。” 你想问什么？和心魔有关的事情。洛寒问林清霄。你觉得心魔是什么？”虽然现在这个林清霄非常难搞，可是不得不承认，他的修为提升许多，无论境界还是城府，都和曾经不可同日而语。洛寒穿越之前一直在发愁林清霄心魔的事情，如果能请教多年后的他自己，听听他对心魔的理解。 或许会很有助益。修行之人，人人皆有心魔，心魔由心生，心里有什么，心魔就是什么。林青霄察觉到洛寒的意图，慢慢的说：“其实心魔并不是修行之人独有，凡人亦有心魔，只不过凡人更愿意将其称为人生七苦。对于仙魔妖怪，他们的寿命更长，面临的诱惑更多。” 自然也会滋生出更多欲望。若是无法排解，变成心魔。洛寒沉默不语，林青霄也不催促，静静地跟在一旁。过了一会儿，洛寒低声问：“若是有一天你有了心魔，你会怎么办？”林青霄心中轻轻一动，原来滋生心魔的那个人是他吗？林青霄突然好奇。 他若有心魔，会是为了什么呢？天下财、名、权力，林清笑都已经拥有。洛寒刚刚看到他时，惊讶于他换了个人，却并不惊讶他是天帝。可见，另一个故事里的他，多半也登临帝位。那就有意思了。身为天帝，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，拥有旁人一生难以匹敌的权势，还有什么是求不到的？ 若说真有，大概便是情。林青霄不答，反而问：“想知道如何解决？当务之急是知晓因何产生。你说，若我产生心魔，会是为了什么？”和这个林青霄说话，需要时刻警惕着被套话。洛寒长长嗯了一声，没有回答。他正拖延时间的时候，平地卷起一阵细细的风。 几片树叶从枝头吹落，绕成一条弧线，朝一个方向翻涌着。洛寒恍然大悟，菩提树。自从被洛寒绑走后，菩提树一直愁眉苦脸，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场。他听到洛寒的呼唤，大喜过望，立刻回应。然而菩提树并没有高兴多久。 等他看到站在洛寒身后的那个人，浑身的树叶都下意识的抖了抖。菩提树看看洛寒，又看看林青霄，决意暂且按兵不动。他需要理一理天道和天地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林青霄不紧不慢的走到菩提树面前。不久之前，他们还刀剑相向，如今林青霄站在菩提树前，风姿清绝，不坠君威，也不显盛气。 林青霄轻轻颔首，菩提前辈，仿佛不久前一掌险些将菩提树根须打断的人不是他一样。菩提树叶子哗啦啦抖动，不太感受林青霄这一礼。菩提树按捺着心虚，对林青霄回礼。天地陛下，双方相互寒暄完，洛寒见气氛诡异，赶紧岔开话题。 菩提树，我找了你许久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菩提树的叶子转向洛涵这一边，问：“天道，所谓何事？”当着林青霄的面洛涵不好问穿越之类的事情，只好先问上古禁术。禁术里面封印着魔神碎片。当初魔神之子是我一意孤行，但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就该由我来解决。魔神死的时候便有怨气。 被封印也是我一力推行的结果。他对我有怨，我无话可说。如今他被封印了漫长时光，怨气早已变质，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他恨我无妨，但是想要报复世界、伤害六界生灵，我却不允许。洛寒说完，无论是菩提树还是林青霄，都露出惊讶之色。洛寒任由他们看，神情虽然平静，但是极为坚定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